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百零九集。进门后，洛涵辨认着两边的宫殿，悄声传音给林青霄：“风雨家在哪个景殿？”林青霄正在分辨。 他刚要说话，背后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声。林青霄回头，猝不及防看到一个熟悉的人——叶崇玉。他怎么会在此处？除了叶崇玉，还有好些人站在他身边。看服饰都是魔族。站在最前方的一个人苍老憔悴，看着有些疯癫。他比对着罗盘，惊喜道：“我竟然真的成功了！” 老夫试验了几万年，如今终于成功了。罗老，来不及庆贺了。祭司在地上手舞足蹈，叶崇玉着急的去里面阻止魔神之死，不得不打断大祭司。七载上神陨的时辰就在附近，我们必须赶在这之前救下魔神。我们已经没时间了，要立刻行动。大祭司回过神，忙不迭的说：“好。” 召唤仪式，下次还不知道能不能成功。我们必须趁这次阻止魔神之王振兴魔族。一众魔族说着就要往宫殿里闯，门口的守卫见突然出现一批奇怪的人，说着一些他们并不懂的话，全都如临大敌。叶宠玉等人刚刚靠近，守卫唰的一声拔刀，喝道：“站住！尔等大胆！” 竟敢擅闯魔殿，来者何人？即刻报上名来！叶崇玉忙着改变历史，哪有心情理会这些小喽啰？他见守卫不让开，直接出手杀人。其他几个魔族作风如出一辙，魔界嗜杀，从不讲究同族情谊，更别说这只是几个低等魔族。门外顿时大乱，洛寒脸色沉重，他和林青霄对视一眼，不约而同选择动手。 如今已经没有掩饰的必要，难怪遗迹突然现世，原来是因为魔族举行了召唤仪式。洛寒并不清楚魔族大祭司做了什么，但是后果显而易见，他们成功唤醒了车氏奉神图。车氏奉神图收下了魔族的祭品，并且将他们带回魔神暴毙而亡的那一天。与此同时，经过漫长时间的变动。 车氏奉神图的遗址随着地壳一同移动到梧州。召唤仪式成功后，遗址被激活，引发地震，导致云中城出现海市蜃楼。洛寒和林清霄正巧游历到梧州，被异象吸引过来。洛寒和林清霄通过遗迹进入壁画，而魔族等人却通过他们的召唤仪式。虽然方式不同，可是两伙人的目的都很明确。 洛寒要阻止车氏女被活祭，而魔族要阻止魔神死亡，他们的目的截然不同，甚至相互冲突。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，洛寒和林清霄都不能让魔族得逞，魔神必须死。叶崇玉经过几次试验后，终于成功召唤出车氏死灵，带着他们回到远古。叶崇玉这段时间过得并不愉快，婚礼被破坏。 素隐月被带走，连他也身负重伤。素隐月不在了，那叶重玉娶云梦涵的意义也消失不见。他一边忍不住和云梦涵抵死缠绵，一边又对素隐月充满愧疚。而这时，外部变故也接连不断：雷烈王被仙族劫走，地宫的景象被仙族录了留影，人证物证俱在。 天界咄咄逼人，强迫着魔尊给说法。魔尊没办法，只能做出退让。仙魔双方虽然达成协约，可是事端并没有解决。魔族内部不满情绪高涨，仙界也不满意魔尊高高拿起却又轻轻放下的做法。双方看似平静，然而水面下，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酝酿。魔界接连失利。 现在连雷烈王都被仙族关押，魔族人反弹极大。雷烈城爆发好几场起义，叶崇玉趁机揽权，逐渐在雷烈城站稳跟脚。然而这还不够，叶崇玉是外来人，他想要成为雷烈城的主人，必须得拿出能让所有人闭嘴的功绩。就在这时，叶崇玉遇到了一个落魄祭司。 这个祭司一门心思扑在自己的召唤仪式上，已经为此研究了好几万年。叶崇玉铤而走险，不光大力资助祭司，甚至自己亲自入阵随祭司实验。谁能知道，竟然当真成功了？叶崇玉的目标很明确，他要阻止魔神暴毙，改变魔界格局，以此为跳板夺回自己失去的权势和地位。 多年以来，魔神之王一直是个未解之谜，各界记载语焉不详，好些还自相矛盾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魔神是毫无预兆的暴毙。魔神消失的极其突然，以至于魔界陷入很长一段时间的动荡。如果魔神能一直存活下来，魔族有神灵庇佑，现在仙魔两界的格局就会立刻翻转。 就算叶崇玉最终无法改变结局，那么他只要能拿到魔神的信物，出去后以魔神为号召，马上就能集聚起大量人手。到那时，他有兵有马，雷烈王就是他的囊中之物，甚至魔尊，他都可以拼一拼。还有素隐月，听说素隐月被仙界囚禁了，他要尽快将素隐月救出来。 然而叶崇玉的一切宏图仅仅止步于门口，他忙着往里冲，一不留神险些被一道灵气打中。叶崇玉怔了一下，猛地反应过来，不对，远古魔界怎么会有灵气呢？叶崇玉不可置信的抬头，看到了一张他毕生难忘的脸。林清霄穿着黑衣，做魔族打扮，可是，一伸手，浩荡的灵气横扫而来。 林青霄即便穿着魔族的衣服，举手投足间依然是个仙人。叶崇玉吃惊不已。 <laughs> 林青霄怎么会在这儿？还有洛涵也在。叶崇玉忍不住在心里痛骂：“又是他们！为什么到哪儿都有他们？”叶崇玉忽地生出一种既生瑜何生亮的悲哀，仿佛无论他做什么，都会遇到林青霄。 他们两人当真是天生的克星吗？林青霄又解决一个魔族，转瞬间，叶崇玉带来的人就折损了一半。这时候，神殿四周处处燃起火把，许多人朝这个方向跑来。叶崇玉见势不对，招呼剩下的人停手，紧急撤退到黑暗中。林青霄见叶崇玉离开，收手对洛寒说：“我们也先撤，快去救风雨下。好。洛寒手型变换。 平地忽然引起一阵大风，四周的魔族守卫被风吹得睁不开眼睛。等他们恢复视线，眼前已经没有人了。洛寒和林清霄快步朝里面赶去。风雨尘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，没有人等他，任他自生自灭。风雨家在路上给他们留下了暗示。洛寒循着气息找到一座宫殿前，一群衣着华丽的女子正在进进出出。 他们猛然看到两个人朝这边冲来，纷纷叫唤：“啊，你们是谁？你们要做什么？”鹿晗一挥手，将这些人全部掀开。这些女子大概都是剩女，养尊处优，不是生产，勾心斗角有一手，但是打起架来，一个比一个无能。鹿晗很轻松就解决这些女人们，快步冲到店内。风雨家听到声音就知道是他们来了，他不再掩饰。 猛地扯开盖头，从华丽的床榻上站起身来。你们来了，对，事情有变，我们得赶快走了。好，风雨家应声将潜藏已久的法器换到手上，帮着洛寒两人一起攻击。但是风雨家法冠繁复，甲衣厚重，十分影响行动速度。还不等他们走出店门，其他人就堵过来了。魔神听到动静。 立刻赶到骚乱现场，他一进店，看到洛寒和林清霄两人，愣了愣，感应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熟悉感。先祖，你们究竟是谁？洛寒惊讶，魔神竟然不认识我们，就算不认识我，现在所有的人也都该认识林清霄才对啊。洛寒随即想起来。 他第一次在绝灵深渊见到西恒的时候，西恒也不认识他。可是，在他从中古回来的那一刹那，西恒记忆瞬间复苏。时空顺序并不等于时间顺序。洛涵几次遇到西恒互成因果关系。只有前面的因发生了，西恒相关的记忆才会激活变成果。魔神的情况和西恒类似，此刻的时间在远古。 中古大战结束了二十多万年，而洛寒和林青霄直到天启祭被魔族突袭，才意外穿回中古。从事件时间线上来说，现在在他们穿回中古之前，故而此刻的魔神还不认识林青霄和洛寒。然而神可以突破时间空间的界限，洛寒和林青霄毕竟是杀了魔神的人，魔神怎么可能没有感觉呢？ 魔神脑中不断闪过一些画面，画面时断时续，可是魔神可以肯定，这一切和面前这两人有关。他的本能告诉他，立刻杀了这两人，要不然会发生非常不好的事情。魔神忽然出手，招招不留情面。洛寒和林青霄被魔神困住，只能且战且退。现在的魔神力量已经开始衰减。 然而，没有食神大阵的帮助，他们正面应战还是非常吃力。尤其洛寒的法力被大幅削弱，相当于只靠林清霄一人对战魔神。洛寒觉得自己太弱了，但是放在其他人眼里，这简直是平地惊雷，匪夷所思。魔神出招，他们两人竟然接住了！那可是魔神呢，魔族所有人的信仰。 在世人心中，神是无所不能且极为强大的。然而现在，魔神竟然被两个仙族围攻，周围的魔族侍卫大受冲击，风雨家也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他知道洛寒和林清霄不简单，但是能和神交手，也太夸张了吧？幸好这是他亲眼所见，如果由别人转述给他，风雨家一定信都不信。 魔神的攻击主要是林青霄扛，洛寒在旁边帮助。洛寒感觉到林青霄打得并不轻松。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正在这时候，叶重玉等人找过来了。叶重玉看到林青霄和魔神交手，也吓了一跳。但是此刻已经没有犹豫的时间，叶重玉来不及思考这是怎么回事，高声下令道：“拦住他们，保护魔神。”各位小耳朵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